一位可怜的船长，一天，一位船长驾驶着他的小渔船，在靠近巴塞罗那的地中海上航行。突然，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大雨，海上电闪雷鸣，海浪也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有力。这艘船继续航行，船长赶紧将船上沉重的物品扔到海里。 来减轻船的重量，希望让船能够继续在海上漂浮，但是，一切都是徒劳。突然，一个巨浪打在船上，船头被击成碎片。这时，雨下得非常大，夹杂着闪电和雷鸣声，船已经开始进水。 而海浪则继续拍打着小船，小船的尾部也开始碎掉。紧接着，一道巨大的闪电击中船尾，这艘可怜的小船已经快不能航行了。暴风雨越来越强大，船身很多部分开始进水，船长只好拿出木桶，将船里的水舀出去。 但是无济于事。没过多久，可怜的船身几乎都淹没在了水中。船长越来越累，也越来越害怕，开始给救生艇充气，为渔船的沉没做准备。而暴风雨却越来越猛烈，这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，到处都充斥着闪电与雷鸣。 就在这时，一个前所未有的巨浪拍打过来，并将整艘小船吞噬，船帆也被击沉。此时的小船已经完全不能继续航行了，并开始沉没，慢慢消失在海上。船长乘坐救生艇在海上漂浮了很久，直到一天。 漂浮到了巴塞罗那附近的一个岛上。当他到达小岛时，雨已经停了，天空洒下温暖的阳光。船长躺在一棵棕榈树下休息。这时，他发现他的 T 恤已经不见了。几天后，另外一个渔夫经过那里，发现了这位可怜的船长，并把他带回了巴塞罗那。 这位船长花了很长时间都没能找到那艘渔船的残骸，直到一天，一群小孩子在中国的一个沙滩上散步，惊奇的发现了一个东西。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那位船长的 T 恤。